第十九集，尤虫看向他垂落在身侧滴血的那条手臂，紧紧拧眉道：“家是我自己要打的，你不帮我打也没关系。”林和熙弯了弯唇角，像是没把这点伤放心上，很是随意的开口：“算我还你的。”尤虫望向他的眸色骤然加深。林和熙是真的没有太过在意。 神色自若的低头，甚至还将比较大的玻璃从手臂肉里拔了出来。身侧的人已经替他弯腰捡起地上零散掉落的面包。走吧。他愣了一秒。啊？去哪里啊？油虫将被踩坏的面包丢进垃圾桶里，抬腿朝向外走。去医院。他们找到停在路边的车。 尤冲拉开车门，坐入驾驶座里，见林和熙站在车旁迟迟不动。本就因为林和熙那条受伤的手臂心情不好，摇下车窗询问时，嗓音更是沉了几分：“怎么了？”林和熙望着他，轻声道：“你就不怕我把血滴在你车上？”尤冲神色微顿，开门下车去后备箱里翻看，却没有找到能用的干净布料。 林和熙仍是站在原地没有动，见状开口调侃道：“不如就把你穿的这件脱下来，给我包一下好了。”没有回答他，尤虫绕回驾驶座，拉开抽屉，从里面翻出一盒抽纸，从车窗边递给他。伸手接过那盒抽纸，林和熙低头开始处理伤口，嘴上还是习惯性的开玩笑问：“不愿意啊？” 你的拒绝让我有点伤心。不是。瞥眼站在车外的人，游种很干脆的截断他的话：“穿过的衣服太脏，上面有细菌。”林和熙闻言，神色微怔的抬起脸来看他。游虫开车带他去市内的医院，看诊、开药和处理伤口，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。待两人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九点。 医院外的街道上由白天变成了黑夜。他们在医院后方那条街上的餐馆里吃饭。中途，尤虫接到班上同学打过来的电话，得知尤虫在室内，对方请他帮忙去商场里带点东西回来。说话的人是关系还算不错的同学，尤虫应了下来。电话挂掉的时候，林和西点的餐还没有送过来，盘算开车来回加上花在商场里的时间。 不过半个小时左右，油虫把他留在了餐馆内。我大概半个小时回来。如果你吃完我还没有回来，你也可以自己先打车回学校。林和熙懒洋洋地应了声好。油虫却错过了周末商场里的人流量，以及忘了室内的停车位有多么难找。拎着东西从商场里出来时，已经离他和林和熙约好的时间过去快一个小时。 他想给林和熙打微信语音，思及对方也不是年纪还小的孩子，过了约定时间自然会先行离开，打语音的想法又就此作罢。只是车开过十字路口，停在拐弯的地方，等待红灯跳绿的短暂时间里，他又看着前方那条直行道，有些心不在焉。红灯的倒计时结束，拐弯的箭头跳转为可通行的绿色。 油虫的车停在原地，迟迟不动。顾不上前方是否为开豪车的富家公子，后面排队的车辆急急地按响喇叭。粗略朝车前镜里瞥一眼，油虫转动方向盘，在后方直行道上的车辆过来前，把车开上直行道停好。又等了一轮不长不短的红绿灯。不管林和熙还在不在，他返回吃饭的餐馆看一眼，也耽误不了太多时间。 此时是晚上十点左右，路边的夜宵店陆陆续续开始出摊，小餐馆已经打烊。游虫坐在车内迟疑片刻，最后还是解开安全带下车走进去确认。店内已经是漆黑一片，大门上挂着厚重的门锁，头顶的招牌是他们挑的那家没有错。游虫说不清心中是什么感觉，只缓缓吐出一口气来。 转身回到路边要上车，目光漫不经心地从前方扫过时，他扶着半开的车门，又猛地顿在原地。对面路边孤零零立着一盏路灯，有人形单影只地被拢在灯光里，包满白色纱布的手臂，姿势有点滑稽可笑地搭在膝盖边缘。昏黄的灯光落在那人的脸上，勾勒出油虫熟悉的五官轮廓来。 也算不上熟悉。他没有见过这样安静的林和熙。尤崇站在那里，没由来的有些生气。尤崇弯腰坐入车内，伸手摁响了车喇叭。悠长尖锐的声音在空旷的马路边响起。林和熙闻声抬头，看到了尤崇那辆停在马路对面的车。他握着手机站起来，将装药的手提袋挂在手臂里。 穿过马路，朝那辆车走去。上车以后，从后视镜里对上游虫扫过来的视线，林和熙听见他语气不明的问：“你为什么没有先回去？”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而是缓缓错开目光，首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机上显示游戏结束的失败画面，然后才满脸惋惜的抬起头来。他想了想，道：“这个呀。” 嗯，等你的时间里，我打了好几局游戏，打完以后才发现，半个小时早就过去了。吃饭的地方打烊以后，我出来对面打车，车还没打到，你就先来了。心中那点微妙复杂的情绪瞬间荡然无存，游虫收回视线，发车的同事沉下嗓音嘲弄道：“手都包成那样了，还有闲心打游戏。” 察觉到他前后情绪明显的转变，林和熙若有所思的对着尤虫的侧脸看了片刻：“你该不会是以为我在等你吧？”尤虫当即就有些气笑了：“哼，我可没这么说。”林和熙好脾气的附和他：“是是是，你没这么说。”那么，他姿势放松的靠在后座里，如同慵懒的大猫般轻眯眼眸。 语气中透出明晃晃的好奇来。你又是为什么要掉头回来啊？尤冲沉默下来。他并不打算对林和熙撒谎，也不打算向他解释。原以为按照对方的劣性来说，对方多半会得意洋洋的顺杆往上爬，却没有料到林和熙不但没有顺势揭穿他，反而面带微笑的从后视镜里看他，主动开口替他找台阶下。 难道走这条路回学校会比较快吗？尤崇顿了顿，然后才道：“是。”回到大学城，手机上的时间已经走过十一点。尤虫把车停在学校南门外，提醒他下车。林和熙坐在车内没动。宿舍的门禁时间已经过了，他抵着下巴叹气。 嗯，宿管阿姨睡下以后，是不会愿意再出来替我开门的。尤冲没有说话，也没有问他要去哪里过夜，直接把车从校门外开走了。认出是去城南小区地下停车场的路，林和熙忍不住开玩笑道：“这是要带我回你住的地方过夜吗？”还在开车的人竟也没有出言否认。 林和西神色略显讶异的挑眉：“你家沙发够长吗？能放下我的腿吗？”尤虫将车倒入停车场内的停车位里，转过头来，语气平平的道：“沙发可能放不下。”林和西闻言笑道：“那还是算了。”后半句话还未出口，又听对方道：“侧卧放得下。”林和西愣了愣。 没说话。思来想去，现在回去睡觉还太早，不如到对方那里去坐一坐。他没有告诉油虫自己就住在楼下的事实，拎着装药的袋子下车，跟在对方身后搭电梯上了十八层。油虫输入电子锁密码进门，从鞋柜里翻出未拆封的新拖鞋，丢到他面前，示意他换上。林和熙站在玄关口弯腰脱鞋。 换到一半时，察觉到有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自己背上。保持弯腰的姿势没有动，他纳闷又奇怪地抬头，这才发现前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竟然悄无声息地站了只高高大大、毛色漂亮的阿拉斯加，正立着两只毛茸茸的灰耳朵，定在原地一瞬不瞬地打量他。